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啊，咱们说到这个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是吧？苏德战场呢从此转折。不过这个时候的时间呢是一九四三年的二月，离德国人最终投降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这饭呢还得一口一口的吃，仗呢得一天一天的打。苏联打赢了斯大林格勒一场硬仗，全体上下士气空前高涨。 斯大林同志呢，给前线这些功臣们封起官来，一点都不吝啬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晋升为元帅，罗克索夫斯基和崔可夫晋升上将，其他大小军官也是一片封赏，各种勋章啊、英雄称号啊满天飞啊！也难怪啊，这可是战争开始以来歼灭德军最多的一次，而且呢，还是以最高领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打的，能不让人高兴吗？ 这个时候，北方战线形势也有好转。苏军用两个方面军发起攻势，成功的打通了一条十几公里宽的走廊，可以给被围的这个列宁格勒源源不断的送去补给啊！这座老城虽然还没有被解围，但是呢比较稳了。斯大林同志一高兴，一颗异动的心就又有点按捺不住了啊！之前反攻啊都是靠铁木辛哥这种只会讲政治的老帮菜，所以失败了。 现在这么多从战火洗礼中这个出来的新人，是不是可以再往前进一步了呢？啊，于是斯大林命令发动星球行动啊，各路苏军携战胜之余威啊，非常顺利的收复了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三座重镇。 德国人撤退的时候呢，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这个腐败。啊，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记载说，当时德军落荒而逃，物资弹药都留给了苏军，但是没有忘记把抢来的地毯和油画装上汽车带走。哈尔科夫一失守，希特勒坐不住了，啊，马上飞到曼施坦因的指挥部，命令小曼立刻反击。 曼施坦因心里正憋着一肚子气呀，是吧？之前你不让保罗斯突围，断送了第六集团军，是吧？还差点把我搭上，现在还好意思来指手画脚啊？但是没辙，是吧？谁让人家是元首兼陆军总司令呢，是吧？你还得跟他解释，是吧？元首，您看，是吧？此时苏联人孤军深入，占了哈尔科夫一座孤城，这个形势有没有点眼熟啊？ 是吧？像不像去年保罗斯战萨林格勒的时候，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吧？显然不是愣头青似的去夺城，是吧？而是从侧翼切断苏军后路之后，哈尔科夫不就唾手可得了吗？顺便咱还给第六集团军报了仇啊！就这样呢，这个半士坦因跟希特勒活活辩论了三天，终于奇迹般的说服了希特勒，同意他实行自己的反击作战。 不过说起来容易，实际上这个曼施坦因呐面临的困难真不少啊！首先是兵力上，此时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啊，苏联战场上大约有二百二十万人，听起来不少，可是分到了北、中、南三条战线，就大大地不足了。而且更可怕的是，苏军这边别看之前动不动几十万、几十万人损失。 可是，一年多的仗打下来，居然发展到夸张的六百一十万人。光在哈尔科夫方向就有五十万人。曼施坦因看着手底下南方集团军群这点残兵败将，是吧？没有援兵是万万不行的。好在这个希特勒这次很大方，大手一挥，拨给曼施坦因四个装甲军的生力军，其中呢包括了一个武装党卫军装甲军。 说到党卫军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希特勒创造的纳粹党的私家武装力量。但是武装党卫军是个什么概念呢？是吧？ 这个党卫军呢，最早啊，其实就是给纳粹党看家护院的啊，这么一个一一支这个私人力量啊，私人力量是吧？那么随着这个纳粹党掌权之后啊，这党卫军的头子呢就是希姆莱啊，这个党卫军更多的像是政治警察啊，比如什么集中营的看守啊，是吧？什么这个反间谍啊，就更多的像是像是干这个的维稳的，是吧？那么战争爆发之后，希姆莱他这个不甘寂寞。 对吧？希姆莱是党卫队全国领袖，他这个衔儿要按照军衔衡量，就应该是元帅了。啊，他不甘寂寞，是吧？看这个陆海空三军在战场上，是吧？众儿郎齐奋勇，冲锋陷阵，是吧？这个这个这个，他觉得自己没有没有表现啊，这党卫军会被人看清啊，党卫军只能跟在正规部队后边，什么屠杀犹太人、杀苏联政委，只能干这种事儿。因此，他就组织了武装党卫军，武装党卫军。 除了这个，呃，军衔跟正规军不一样那所有的编制什么的跟正规军完全都一样。武装党卫军极盛的时候有三十九个师，是吧？而且好多都是外国人组成的，那比如说有这个荷兰人呐、法国人呐、斯斯堪地纳维亚人呐，是吧？甚至还有这个，呃。 巴尔干半岛上的穆斯林啊，组成的一共发展到了三十九个师啊，这里边呢最精锐的武装党卫军就是三个装甲师，是吧？也就是这次划给曼施坦因指挥的武装党卫军装甲军下辖的三个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装甲师、帝国装甲师和这个骷髅装甲师啊。 所以这个党卫军呢，他每个师都有这么一个名字啊，非常的的好听啊，而且他们优先得到德国最先进的装备啊，武装党卫军的的这个军衔呢，也都跟这个德国的陆海空军的这个军衔就做了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划分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就相当于上将等等等等，是吧？这是。 特别这个著名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那你听名字就知道，这是脱胎于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啊，最早成立的一个武装党卫军部队。它最早只是这个团级部队，旗队就是团级嘛啊。后来发展到了这个装甲师，这个部队完全由所谓的标准日耳曼人组成，金发碧眼啊。兵力呢超过两万，坦克一百五十辆，其中呢包括这个。 少量的虎式重型坦克，啊，师长是绰号“老爹”的迪特利希，是吧？配备的武器和训练水平都是最好的，啊，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德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跟苏军这个比人数是不可能了，啊，所以曼施坦因只能依靠这些精锐部队在局部形成优势。好在这个苏军呢，反攻几个月下来，很多部队也是损耗严重。 很多师只有三四千人，甚至更少，而且后勤补给线越拉越长。可以说，上次德军犯的错误，在苏联人这儿又照搬了一遍。四三年二月十九号，曼施坦因发动了进攻，三个武装党卫军装甲师沿着精心挑选的路线，直插苏军薄弱之处。三天之后，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就由北向南深入到了苏联第六集团军的侧翼。 帝国师和骷髅师则由南向北切断了苏军的补给线。苏军这边西南四方面军司令瓦图京之前收到了很多德军调动的情报，但是呢，他认为呢，这个是德国人准备挠鸭子，准备撤退，完全没有想到曼施坦因给他来了这么一手。防线被突破之后，瓦图京赶紧组织了好几次反击，不过都没有什么效果。其中最大的一次呢，是他动用了一个坦克集团军冲击德军的侧翼。 结果呢？进攻刚一开始，德国空军出动俯冲轰炸机，一通狂轰滥炸。好不容易出了门迎面正遇到这个党卫军骷髅装甲师，立刻被击溃。不但反击未成，自己呢被包围了起来。到了这个，打到这个三月十号，二十多天战斗下来，曼施坦因包围了哈尔科夫。落入包围圈的苏军有三个集团军，超过二十万人。 不过呢，这个德军呐兵力太少，所以好多苏军呢从缝隙当中跑了出去。曼施坦因本来计划哈尔科夫围而不打啊，这个休整一下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结果呢，坏事坏在武装党卫军装甲军司令豪塞尔上将身上啊，他是武装党卫军的上将啊，也是党卫队的地区副总队长。 豪塞尔这个人算是党卫军中的元老了啊！党卫军成立的时候呢，他就是主干将啊。后来打苏联的时候负伤啊，丢了一只眼睛。康复之后出来指挥部队，不知道这次是不是立功心切，豪塞尔居然拒绝执行曼施泰因的命令，派手下的党卫军装甲师正面进攻哈尔科夫城啊。 曼施坦因在回忆录里写到啊，是吧？说他几次对豪塞尔下令都不管用啊，所以他认为呢，一定是元首在背后指使的。三月十一号，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从北面，帝国装甲师从南面两路啊进攻哈尔科夫。装甲部队在平原上风驰电掣，威武得很。到了城里啊，那就跟瞎猫进耗子窝一样，有劲儿没处使，是吧？你想你在。 大平原上一望无际，坦克隆隆的开过来啊，士兵就挖了个战壕防备这坦克，对吧？看见这钢铁怪兽冲向自己，他怎么也得害怕。进了城，全是这个这个。 街道是吧？你都不知道这街道通往哪儿啊？你想去怀柔啊？七绕八绕，最后到了西单了。你你你这管什么用啊？这玩意儿是吧？特别是是吧？这下水道里边藏了个小孩啊，拎个炸药包跟那藏着是吧？坦克一过是吧？炸药包扔过去是吧？然后坦克炸了，小孩顺下水道跑了是吧？你坦克炮能打到几楼啊？三楼四楼啊是吧？人家这个在在五楼往下。 扔炸弹，那你坦克炮打不着人家，那所以城内的苏军抵抗非常顽强，双方再次展开了艰苦的巷战。第二天，苏军在德军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终于占领了这个哈尔科夫市中心广场。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把广场重新命名为警卫旗队广场。啊，你看这党卫军办事就是不一样啊，处处政治挂帅。四天之后，哈尔科夫城中战斗平息，啊，包围圈内的苏军投降。 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到此结束。这次战役的时间呢，夹在之前的斯大林格勒和之后的库尔斯克两场大战之间，所以被很多人忽视了。其实这个战役啊，意义非常大啊。咱们照例呢，先看战果。一个月的战斗打完，苏军损失二十四万人，坦克、自行火炮一千三百多辆，火炮五千多门，飞机四百多架。 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和格里科夫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一共有六个集团军被打残啊！按说责任最大的呢是瓦图京，他孤军深入酿成了悲剧，是吧？但要不说这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是吧？ 这个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发挥苏军总参谋部的老传统，是吧？包庇了这个瓦图京，但是得找人背锅呀，是吧？这个于是责任就推到了这个格里科夫将军身上啊！可怜的格里科夫呢，就成了背锅侠啊！被调到后方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虚职啊，主管干部工作，一直到战争结束，也再没有回到前线指挥部队。 德军这边啊，虽然获胜，但是损失也不小。光强攻哈尔科夫市的武装党卫军装甲军就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不过呢，总算让之前摇摇欲坠的南线战局终于稳定了下来。啊，这场战役再次展现了曼施坦因元帅高超的指挥艺术，充分发挥德军精锐部队的优势，避开敌人锋芒，从薄弱的侧翼切断敌军，再进行快速的分割包围。 只不过后来强攻哈尔科夫市区，造成装甲部队严重受损啊，才使得呢他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打算落了空啊。通过这个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两场战役，其实咱们可以看出来，在二战苏德战场上，通过坦克部队进行大范围穿插是最有效的。 而防守的一方也不能硬碰硬，而是应该发挥部队的机动性，进行弹性防御。啊，找准机会进行反击，绝不能图一城一地之得失。只可惜啊，啊，希特勒到死也没有明白这一点，抱着他在一战战场上当下士的经验不放。啊，曼施坦因这次好不容易说服了希特勒，不过之后他可再也没成功过。 哈尔科夫是被德军抢回来了，不过他北面的库尔斯克还在苏联人手里，成了插进德军防线的一个突出部，也成了希特勒的眼中钉、肉中刺儿。德军经过哈尔科夫的战斗，也稍稍恢复了元气，下一步就想尽办法拔掉这个突出部，夺回战略主动权了。那么下一场大战何时开始呢？咱们下集再说。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